青龙台前惹出了事端之后，扶摇派上下全都减少了外出的次数。他们自上而下，无师自通了何为收敛。程潜将每天练剑的时间又延长了一个时辰，固定和师兄弟们为招。上下求索。哇，小钱，这一世你竟然可以融会贯通了！ 扶摇木剑法，逆境逼人，连本来不学无术的韩渊都知道用功了。看着啊，这两条线之间相距一寸，你要用这把刻刀在两条线中间刻出一寸长的竖痕。啊，这么简单？ <laughs> 你试试就知道了。别跟童先似的用蛮力啊。哦。 两个九连环竟能产生气力，绿烟，你说你这算是因什么入的道？ <laughs> 你也想吃啊？嗯嗯嗯，不行， <laughs> 人家说呀，小孩儿不能吃大人的东西，会噎死的。嗯嗯嗯，师师师师红，嗯嗯师红，你都会说话了。嗯嗯师红，真好真好，我要进去了啊，你玩吧。嗯嗯，哎呦哎呦，你干嘛呀？ 水坑，下来，翅膀收了。哎，哎呀，哎呦，真是，一见吃的就按不住了。你说过多少次不要露翅膀？要是让居心叵测的人看到了，你还要不要命了？哎哎，算了，小钱他什么都不懂，指望他自己记得住，还不如我们想个什么法子，不让他再飞呢。我前几天确实找到了一个能封妖血的符咒，只是还不知道有几成的把握。 能做出来。哎，你你可别又贸然动那些没见过的符咒啊！师弟，你今天又去哪儿了？打探消息。嗯，这些天我都查清楚了，那个找我们麻烦的黑炭脸名叫张大森，现在也入了讲经堂。史建的那个叫张二林，是他亲弟弟，落选了。明天仙试一结束，他就得离开青龙岛。我算是看明白了。 这些散修们无门无派，很喜欢自己抱团儿。张大森他们现在已经笼络了一伙人，以后得多提防他们。哦，哎，那天那个拿扇子的人又是谁啊？哎，那个我们惹不起。他是青龙岛的人，名叫周寒正，是蒋经堂的左护法。蒋经堂一共左右两个护法，连很芳的那个女的还记得吗？她是右护法，唐婉秋。哎，对对对。 怪了，这个左护法根本不认识我们，为什么对我们有这么大的不满？嗯，不瞒我们挑国会试，直接进讲经堂吧。呀，我瞎猜的。啊。我听人说，这个人邪性的很，还有点喜怒无常呢。以后还是尽量不要招惹了。哎，对了，我今天弄到了一点好东西。 猜，这油纸包里是什么？什么？嘿嘿，看，这是三根针，别用手碰，这是搜魂针，有毒的。小云，你从哪弄来的？哼，仙市上顺来的。嘿嘿，二师兄知道这个。哦，这东西很厉害，轻易不容易得来的。 只要你对他说出敌人是谁，他就能自行上前杀敌。有了这东西，哪怕十万人中取上将首级，那都能轻而易举。我先回去了。啊秀贤算了，他看不上这种玩意儿。若真想将谁挫骨扬灰，那也要亲手用剑做。谁啊？你要的残花败柳，是小铜钱啊。 说你进门也不轻点儿，我这刻符咒呢，你看我都被戳伤了，就流了一滴血，叫伤？总之就是没法练了。哎，你说你还有没有良心啊？自打当了这场门，我因为你流了多少血，你就不知道心疼？行，花也帮你采了，还让我做什么？嗯，插花。 不是这么插的，这朵插这儿。哎呦，你怎么一点美感都没有？笨死了！行了吧，凑合吧。行了，不早了，赶紧回去睡。明天讲经堂就要开始了。晋江文学城，Priest 的原著七二九声工厂。 猫耳 FM 联合出品，《六爻广播剧第一季》第十二话，《授术》。我 原来讲经堂是开在山坡上的，我还以为是个讲堂呢。哼， <laughs> 你见过谁家的讲堂能装下这么多人？也是。哎呀，还是大师兄有远见，催着咱们早点来，否则连这么个小墙角都会被人占了。少说几句。这狐狸是谁的？谁家的耗子啊，长这么肥？怪不得这儿这么臭。 认什么东西？哎呀，这些人也是，一个个都不洗澡的吗？哎，怪了，今天大师兄怎么这么能忍呢？掌门，给您铺个坐垫坐一会儿吧。不用。还是扶摇山的传道堂好。祖师曰：少爷，请用茶。 哎，你别跑啊！嗯，点心真好吃。小钱，小钱，刚才是不是快睡着了？如今物是人非了。哎，小钱，你怎么了？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？是不是病了？快坐下歇会儿。 铜钱，怎么回事？没事，怎么回事？没事，你看你像没事的样子吗？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？做贼吗？对了，我前几天确实找到了一个能封妖邪的符咒，只是还不知道有几成的把握能做出来。小钱，我今天早晨临走之前去看过小师妹，正看见她在屋里哭呢，怎么回事？房子没事吧？ 又干这种事儿啊！又撕扯符咒了是吧？你不要命了！嘘，你们看，天上飞下来一个人。周寒钟，让诸位久等了。早知道是他，我就不来了。讲经堂十天开设一次，我们今天早来早走，别招人眼。听到没？啊，我们青龙岛上不计弟子互相切磋，只是诸位需得注意分寸。 不得伤了和气，真把人伤成个好歹，门规可会好生修理你一番。他看我干嘛？ <laughs> 好，今日我就给诸位讲讲引气入体与蓄气丹田。回去算了，就算不回家，也要回扶摇山去。 我们有九层金楼，就算自己摸索，我知道诸位也比在这里夹着尾巴做人强。这样吧，大不了像师祖一样闭关不见外人。随我上来，今天就回去收拾行李。哦，严掌门，我从岛主那儿听说贵派颇有年头，家学十分渊博。严掌门想必早就过了引气入体的这一关，不如上台来让我们大家开开眼吧。 我去！老实做吧，小鬼，别添乱了。谁让你出头？回家，回家，今天就回家。真人请指教。看就太漂亮了。漂亮漂亮，啊？ 皇后娘娘的凤冠上可能都没这么多宝贝。列位有能引气入体的都知道，最初的气感产生可谓是靠因缘际会。不知严掌门是因为什么而入道的？剑。 <laughs> 不错，这我倒是猜到了。看得出严掌门对自己的剑十分爱护。 挺好看的。我踩了他，小钱，你又要惹事吗？别闹事，大师兄恐怕是想回去了。回去，小钱，你好好想想，你都受不了，大师兄如何能受得了？只怕他今天早晨一看见这蒋经堂的大山坡。 就生出想回去的意思了。引气入体，是沟通天地的第一步。过了这一关的诸位，就算是正式入了门。接下来才是功法。至于这个功法是什么，各门派都有自己的独门秘籍，但实质内容也多半大同小异，都是在教诸位如何将天地精气引入体内，形成自己的真元。 所谓功力深厚，除了剑法精妙与否，还要看诸位的真元是否醇厚。哈，不知严掌门引气入体多久了？什么功法？什么真元？扶摇派不讲究这些啊！师傅也从来没要求过我们。严掌门，怎么不说话呀？三年。 引气入体三年，功力应当已有小成。我等见识一下吧。这套功法叫做假山河，是我派专门为了考教弟子功力而创。想必列位中有些已经在青龙会试中见识过。这一式叫做飞沙走石，是针对入门弟子。三年内功小成。 勤奋努力或出类拔萃者，可调动气感，形成一层防护的气膜。快没在这飞沙走石中坚持数日。次一等的要碎了。可以坚持几个时辰。再次的，一时三刻也是可以。至于。 至于那些资质不够，用丹药强行提升境界、因服药入道的，我本以为他们兴许能坚持个一盏茶、一炷香的功夫，但眼下看来，是我高估了。这位服药派严掌门，可还好？ <laughs> 你没事吧，大师兄？你没事吧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听见吧？我们扶你起来。 你出身富贵，不知人间疾苦，从不知何为逆境，对修行中人来说，并非幸事。为师今日就送你“琢磨”二字作戒，什么意思啊？师傅，让我琢磨什么欲者石也，起先与大陆上的沙砾顽石没有什么分别。 经年日久，或经烈火，或经锤炼而凝成；隐于山间水下而无人识得，还需磨去石皮，百般琢磨，乃至刀斧加身，才能成器。证明，你是我扶摇派开山大弟子。 今后遇逆境之时，当以劫为刀，以身心为玉。什么叫做开山大弟子啊？开山，即为血脉传承之始。你是我扶摇派前无古人、后无来者的第一人。 掌门，掌门，掌门，吐血了，怎么办啊？没事，没事，吐出来就好了。列位，自我青龙岛起步，将来或可以自成一派，传道收徒。那我就得奉劝诸位了。此时正当用功时，门派可不是起个好名字，就真的能青云直上的。现在。 开始正式讲经。今天要说的经是……大师兄，你怎么了？说句话，大师兄。师傅错了，我算什么玉？我根本连顽石也不算，只是一滩扶不上墙的烂泥。他一定是老糊涂了，否则怎会将掌门印传给我？ 我，我们什么时候回去？小钱，你说什么呢？回哪儿去啊？回扶摇山。先扶大师兄回去。除了经楼的书，我没有要带的东西。一会儿我可以跑腿去叫船。先把钱给我。等等，小钱，你听我说，周涵正在讲经。 会说很多修炼窍门，你都不听了吗？不稀罕，你们想听就听。我走了，大师兄。左护法原谅泽哥，我们掌门师兄有些不适。好，那让你们掌门师兄多加保重。那个小子。 嗯，就是那个拿木剑打人脸的小子。你虽然也稀松平常，但是剑术还有点意思。若是想再进一步，不妨到我门下试试。过了考教，说不定你能找个正经学剑的地方。小钱，那个姓周的，放他娘的屁！ <laughs> 还好意思来呀！他们呀，脸皮厚着呢，挖个洞藏起来吧。要换成我，我就不来，一群丧家犬！站住！唐真人有何指教？蒋经堂难道是菜市场？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。我，我们已经禀明了周总护法，送掌门师兄前去。 方才那一下，难道能将他摔残了？需要你们这么多人抬着他一个人，用不用我再替你们叫一顶八抬大轿来？我们让开！哼，恼羞成怒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们是打算从岛上逃走吧？一群废物！怎么？ 我说的难道不是事实？难不成你们也有羞耻之心，觉得屈辱了？找死来得好，周而复始。住手！小钱，大师兄，让小钱快住手！你让一个孩子替你出头，拿着掌门印有什么用？ 活着有什么用？大师兄，你说话呀！你就是心无旁骛的练剑，起码还得练上百八十年才配做我的对手。但我看是没那一天了。像你这种还没上路就已经怕了，我不怕你，我安乔。 这人，敢见，我不怕你！ 住手！严承明，你是他烂泥吗？你要让扶摇派也变成一个身上有缩头缩脑的烂泥门派吗？你要让列祖列宗在九泉之下九天之上蒙羞吗？你要将师父考研残喘的畜生身体里拼命传承的血脉断绝吗？ 掌门终于肯出来护着师弟了，没说要走，就算要走，也不是现在。小贤，我们走。小月，跟上，好。 见过唐真人，唐真人怎么来了不进去啊？周真人正在开讲堂呢。哼，我平生大耻之一，便是与此人为伍。 大师兄，我们以后怎么办？那谁知道？走一步算一步。大师兄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不受任何人欺负？啊？回房去吧。掌门回来了，都出去，我要睡觉。 都什么时候了，得练剑了，还是先练符咒吧。不不，总要先给门派想个出路。 十，不是说我已经睡下了吗？是我，铜钱，你怎么来了？来看看你的摔伤，上点药吧。啊。别喊疼。 伤没事吧？没事，虎口裂了，是我自己逞强。唐真人手下留情了，药擦好了，我走了。小倩，你没有什么话想问我吗？你今天摔下高台的时候。 叫了声“师傅”，我不是说这个，不然呢？我，你就不想问问门派以后该何去何从？不问问我这个掌门师兄什么时候才能争气一点？对，他从来都不关心我要做什么，也从没指望我能替他出头。 欺负了就自己练。他总是知道自己的路在哪。你想说什么？师傅将整套的扶摇木剑都演示给你了。嗯。只是后面三式，我还没有融会贯通。记得就行。走，去后院。 帮我把扶摇木剑磨成剑谱。 喧闹回荡在东府和山道，祸害过多少无辜？金君与虫花鸟，少年人最招摇的年少。闲修行无聊，还偏爱偷学些旁门左道。某一日被罚过许多摘抄被十枚山间追着跑，忽而秋风雨飘摇。 是在心中回响，留着多欢心和悲伤。踏过宿命漫长和人世的无常，前途有多坦荡，依然神色来去茫茫。二师兄、三师兄，我还小呢，我才不要背什么老狮子的经，你们不能这样对我。 师傅在天之灵看见了，一定会很伤心的。不会的，小师妹，师傅当年就是这样对我们的。脱衣服，啊，快点，等着我去办吧。我没，废，你干什么？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，我就不知道了吗？你掌门，雪清这就登船了，这个锦囊你带着，多谢三师叔。我都没有。 情子比天高，今吻已备好，儿时芙蓉梦已不再变老，多少回苦练学下每一招，浮生在尘埃中修道，何时才乘风扶摇？跌撞着奔向一剑自远去的天外，停落下的风雨万。 历尽人间疾苦，让心不再惶惶，此去扶摇直上。 那些太遥远的过去在心中回响，有诸多欢欣和悲伤。踏过宿命漫长和人世的无常，前途有多坦荡？跌撞着奔向一剑自远去的天光，听落下的风雨万丈，逆行人间疾苦。 心不再惶惶，自去扶摇直上，回声再看，直到苍茫。